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五十二集。洛涵和林青霄见到掌门，都停止对话。掌门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走到两人身前，郑重的行了一礼。 原来是林二公子和洛姑娘，吞元兽完好无误，两位请随我来。洛寒和林清霄避开掌门的礼，说：“掌门客气了，多谢掌门。”洛寒和林清霄随着掌门走入扶桑岛，朝湖心岛走去。扶桑岛的建筑小巧精致，色彩明艳，有着浓郁的海洋风情。刚才在海面上没什么实感，现在走在精美的建筑中。 洛寒终于感受到，他回到天奇迹了。湖心岛被一整棵树覆盖，掌门打出法诀，茂密的树枝分出一条路。洛寒和林清霄走入树下，这才真正进入湖心岛。洛寒抬头悄悄打量这株巨大的树木，听说南海扶桑有神木，多半便是这株巨树了吧？难怪掌门要将吞元兽放在这里。 有神树保护，即便魔族也不好下手。洛寒想到吞元兽乱吃乱啃的癖好，突然产生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。这棵树一看就是扶桑岛的镇派之宝，万一被吞元兽啃了，他可赔不起呀。等洛寒走近后，发现他果然没有冤枉吞元兽，这厮确实在乱啃花花草草。吞元兽身边有十来个弟子，眼睛都不错地盯着。 生怕一个不留神被他啃了树木的根部。洛寒看到这一幕，眼皮子直跳，当即喝道：“吞元兽！”吞元兽吃的正开心，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，他浑身的气息都萎靡了下去，不情不愿的回头，冲着洛寒咩了一声。咩？吞元兽是这样叫的吗？洛寒脸黑了，枉费我这些年还惦记着吞元兽。 算是看出来了，吞元兽一点都不想我。吞元兽在洛寒死亡视线的注目下，哒哒哒走到洛寒身边，动作扭捏，十分不情愿。掌门第一次见到这么温顺的吞元兽，一时间都惊了。呃，吞元兽这么听洛姑娘的话？啊，他贪吃贪玩，但性情还算乖巧。洛寒尴尬的笑着说：“这些日子有劳掌门照看他了。” 乖巧，在场除了林清霄所有人都露出一种茫然之色。他们对乖巧的定义不对吗？掌门感谢洛寒和林清霄刚才解围，并且盛情邀请两人在扶桑岛多住两日，以让他们尽地主之谊。林清霄无意多耽搁，拒道：“多谢掌门好意，但天宫那边还有许多事等着我们，我们要尽快回三清天复命，只能辜负掌门的好意了。” 掌门遗憾的叹了一声，但并不觉得失望。他活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到能以天仙之力反杀魔君的，这样的两个人必然是天宫的精英，岂会在意扶桑岛这偏隅之地呀？贫道偏安一隅，许多年不曾觐见天眼有劳林二公子代我向陛下、诸位真君问好。掌门和凌青霄寒暄的时候，洛寒一个不留神，吞元兽又去偷吃了。 洛寒发现后，眼睛都瞪大了。他悄悄溜过去，试图掰开吞元兽的嘴。啊！你吃了什么？快吐出来！他和吞元兽这里发出动静，另一边的谈话自然而然停止了。洛寒突然发现场面变得安静，一回头看到许多人都盯着他。洛寒尴尬，默默抱住身边的吞元兽，说：“啊，他比较贪玩。” 刚才好像误食了扶桑神木的须根，我我这就让他吐出来。少女穿着白衣，美丽的出奇，她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神情和身后的吞元兽如出一辙。林青霄忽然被逗笑，他含着笑意对掌门说：“这段时间有劳掌门代为看管吞元兽，还请掌门整理一个账单。这些日子他在贵派的一应花销，由我承担。”不必。 掌门挥手，林二公子太客气了。前些日子天宫已经补偿过一批，贫道岂敢再要二公子的东西？神木的须根本来就需要定期修剪，吞元兽啃断一两根，并不算什么大事。洛寒悄悄松了口气，还好，并不算致命危险。洛寒默默抚摸吞元兽的头，吞元兽瞬间一动不敢动。 洛寒趁众人不注意，悄悄在神木的根须上施加了一个复生术。神木虽然有专人精心照料，可是毕竟已经很老了，体内有很多累赘。他给他施加了一个复生术，顺道帮他把这些寄生虫清理掉。林清霄和掌门交涉完毕，正好此刻天宫的救兵到了。天宇星君已经在路上得知了林清霄和洛寒的消息。 此刻看到他们二人，还是吃了一惊。当着扶桑派的面儿，天宇星君没有多说，他大致和掌门寒暄几句，就带着众人登船，一同赶往天宫。这一个月来，天宫不停的在想办法把吞元兽转移走，奈何凶兽的脾气真的不是随便说说呀，吞元兽翻脸不认人，天宫没办法，只能给扶桑岛播放补贴，让他们暂时看着吞元兽。 他们则回天宫另行想办法，没想到天书院还没商讨出解决办法来，天宇星君却在岛上见到了两个熟人——洛寒和林清霄回来了。吞元兽立刻变脸，安安分分地跟着他们回宫。非洲上，天宇星君看着仿佛大变活羊的吞元兽，忍住没翻旧账，而是问洛寒和林清霄。这一个月你们去哪儿了？” 这个问题他们在路上就商讨过，回到中古的事儿不能公诸于众，他们必须另找一个立得住脚的说法。洛寒含糊说：“当日我们被天雷劈到一个陌生地方，景观和外界全然不同。我们尝试很久才找到了出来的路，没想到出来时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。”洛寒这话并没有说谎，但是天宇星君听到，自然而然把他口中的陌生地方想为秘境。 南海曾经是古战场，有很多神秘凶险的秘境碎片。他们误入某个古秘境，完全说得过去。秘境是个人机缘，便是双亲师长也不好询问太细。天宇星君点到为止，没有再问，说：“好，平安回来就好。”说完，天宇星君对着林清霄微微一笑：“恭喜进阶。” 林青霄对着天宇星君轻轻颔首，多谢星君。谁都没有多谈此事，天宇星君不问，洛寒和林青霄也不多提及，仿佛林青霄连进两阶，洛寒气息大变，都只是因为进了个秘境。回城不需要停靠，非洲走得极快，一转眼半个月过去，三清天便到了。 再度回到三清天，洛寒抬头望向巍峨庄严的南天门，深深感慨。对于洛寒来说，不久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，没想到一眨眼，他便模样大变。天宇星君急着去见天帝，回头问道：“陛下已经问过好几次了，如今吞元兽终于回来，你们谁愿意随我去复命？”洛涵默默后退一步，无需再说。 天宇说：“正好，林青霄，你随我来。”天宇星君走了两步，意外的发现林青霄没有跟上来。他回头，见林青霄和洛寒两人站在缥缈云雾中，正在对视。林青霄对于所有要留洛寒一个人的行动都是拒绝的。洛寒悄悄瞪了他一眼，示意说：“这里是南天门，能有什么危险？快去吧。” 让天地久等不好，洛寒就差举着手对天发誓了。林青霄终于勉强同意。天宇星君稀奇的看着这一幕，只不过天帝那边实在耽误不得，天宇没有再说，飞快的带着林青霄离开。洛寒一个人站在南天门前，环顾四周，不得不承认太平盛世和乱世的差距实在太大了。他心情慢慢变得轻松，随意踱步。 打算在天宫里四处看看，仿佛透过建筑能看到遥远的故人，这些年都做了什么？洛寒随意散步，因为中古时他被注目惯了，此刻也不觉得很多人都在偷偷看他。他走了两步，旁边忽然传来一个极其震惊的声音：“洛姑娘！”洛寒回头，易华轩见真的是他，震惊的都说不出话来。 你，我怎么了？洛寒摸了下脸，后知后觉的意识到，他现在没有面纱了。这是他第一次以真容出现在天启纪元。易华轩早在希尔米海的时候就知道洛寒，并且知道这个女子控制灵气非常了得。但是易华轩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她除了法术，容貌也这般惊人。 洛寒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熟人，他们两人在希尔米海内有过短暂的合作，算得上点头之交。洛寒出于礼貌问：“易少主，你怎么会在此处？”古行星君回天宫复命，我正好想给天帝陛下请安，就一同跟过来。洛寒了然，易华轩和天帝同族同姓，似乎还很受天帝倚重，这种关系自然非同小可。 他来天宫确实和回家没什么两样。洛寒想要告辞了，客套问道：“啊，原来如此，易少主应当是另有要事吧？既然如此，”洛寒都没说完，身后传来另一道震惊至极的声音：“洛寒！”洛寒循声回头，邹继白见到他的正脸，当即险些心梗晕过去。“啊，天哪！” 我果然还没睡醒呢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